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说诺曼底登陆成功是吧？美英联军兵分两路，分头呢向色堡和卡昂挺进。这个时候海峡上风暴突起，两座大型人工港中的一座呀解体，物资运输呢中断了整整五天。正好呢又有两个德国党卫军装甲师刚刚从匈牙利调过来，他们要是能抓住机会发动反击，很可能给美军造成重创。 可惜啊，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响应号召，破坏了大量铁路，德国人只能一边修路一边前进。装甲兵都改工兵了，这样一来呢，就错失了战机。几天以后，美军恢复了补给，开始强攻色保。色保守将施利本将军把后勤人员都凑起来进行死守，还要求这个总部呢空投铁十字勋章，我要激励士气，战斗到死。 美国人也毫不客气，你不怕死就死去呗，啊，你不就本着一不怕死、二不怕死的寒碜的这个勇气跟我决战吗？是吧？所以调来三艘战列舰、七艘巡洋舰，是吧？整整轰了七个小时。史里本将军一看，哇塞，还是你们横，那那我还是先不死了吧，是吧？于是呢，就率部投降了。夹着尾巴做人也是人嘛，啊，总比死了强。但是在投降以前，他们还是有计划的，把港口的码头。 防波堤、起重机这些设备全部炸毁，还用水雷和沉船封锁航道。美国人派出大量工兵，花了足足仨礼拜，才让色保港口啊恢复工作。色保的解放，让盟军拥有了一座大型深水港，本来就不缺东西，这下更能源源不断的运送过来。与此同时，英军经过整顿，也发动了对卡昂的猛攻。 卡昂是诺曼底地区的咽喉要道，所以德国人也是无比重视，手里有多少部队就派过去，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党卫军第幺零幺重装甲营。 德国人一直是把虎式坦克集中编成重装甲营，作为装甲师里最精锐的部队使用。幺零幺重装甲营是最早装备虎式重型坦克的部队之一。不过呢，这次在来诺曼底的路上，也是被盟军空袭啊修理的很惨，四十五辆坦克开到卡昂，只剩下了十七辆。 六月十三号，幺零幺营二连连长米切尔·魏特曼中尉奉奉命到一个名叫波卡基的小村子阻截英军。魏特曼当时是德国家喻户晓的坦克王牌，不过这个时候他的连里只剩下了四辆虎式和一辆四号坦克。 来到布卡基村之后，魏特曼发现英军一大队装甲部队正在通过，于是呢，他就让另外几辆坦克留在村外的高地上支援，自己单枪匹马进村截击。这支英军是号称“沙漠之鼠”的第七装甲师的一个团，从宝剑滩登陆以后，战斗非常轻松，让他们大大放松了警惕，直到不到五十米的距离才发现了德国的虎式坦克。 魏特曼第一炮先击毁了英军纵队打头的半履带装甲车，第二炮击毁了队伍最后的一辆坦克，这样整支部队就都被困在了道路上。几辆反应快的坦克进行还击，但是呢，炮弹都被虎式坦克厚重的装甲弹开。接着，魏特曼用88毫米火炮挨个点名，十五分钟。 就干掉了二十三辆坦克，还有大量装甲车。不过，魏特曼的坦克履带被打断了，最后呢只好弃车逃跑。波卡基村之战让英军行动大大受阻。这之后，所有人都小心翼翼，有点风吹草动就怀疑是虎式坦克。召唤空军先炸一通再说。魏特曼创造了一辆坦克单日战绩的最高历史记录，因此呢被授予宝剑相叶骑士十字勋章。 希特勒还亲自发来嘉奖电报。不过呢，魏特曼的幸运没有持续太久。两个月后的一场战斗当中，他的坦克被击毁，弹药爆炸，把炮塔掀飞，乘员全部阵亡。到了六月底，磨磨蹭蹭的英国佬还是没能占领卡昂。缓过劲儿来的隆美尔集中了五个装甲师，其中包括一个党卫军装甲师，发起猛烈反击。但是呢，他们运气非常不好。 反击反击刚一开始，天儿放晴了，盟军飞机大举出动，对着地上的德军狂轰滥炸，瞬间就瓦解了攻势。英军趁机占领了卡昂城外的制高点儿。之后几天，双方围绕着这个制高点儿反复争夺，但是在盟军飞机的打击下，德国人只能把坦克分成小股部队，发动短促进攻，最终呢，不得不退到市区里固守。六月二十九号。 隆美尔和伦德施泰特觐见希特勒汇报战况，希特勒大为不满，当场就撤掉了伦德施泰特，由克鲁格元帅接替西线德军总司令。这里边呢，其实隐含了表达对隆美尔的不信任啊，否则肯定让他来接替。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换神仙来，也不能挽救战局了。 七月初，巴顿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三集团军来到法国，跟第一集团军整编成了第十二集团军群。布莱德雷升任集团军群司令，反倒成了巴顿的上司。好在呢，俩人私交不错，之后呢一直合作的特别好。巴顿一上岸，马上就挥师南下，兵分两路，对交通枢纽圣洛发动了前行攻势。 德军依托攻势拼命死守，精锐的国防军装甲教导师也开到了这边，但是依然拦不住巴顿的进攻。七月十八号，美军付出四万人伤亡的高昂代价，攻占了圣洛，把诺曼底地区的德军一分为二。与此同时，英军也发动了新一轮的攻势，密集的轰炸把很多德军都震聋了。 被俘以后得过一两天才能接受审讯，就这样，卡昂终于被炸成一片废墟之后，被英国人占领了。卡昂和圣洛一被攻占，盟军在诺曼底这片巨型登陆场就达到了一百五十公里宽，最深的地方有将近五十公里。此时，登陆部队达到了一百万人，再也不用担心被赶下大海了。 布莱德雷也就开始酝酿下一次进攻，准备彻底打垮德国人的防线。七月十七号，隆美尔的汽车遇到了空袭，被炸成重伤，不得不回到后方治疗。七月二十五号。 布莱德雷发动眼镜蛇行动，几千架重型轰炸机进行了两波地毯式轰炸。结果呢，德军虽然没少挨炸，也炸死了一百多美国兵，其中包括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被炸得面目全非，只能通过衣服上的三颗将星才能辨认出来。那这是这个美军呢，在欧洲战场阵亡的级别最高的军官，被自个儿人炸死了。 诺曼底地区的地形是大量的农田，中间呢有水渠和灌木篱笆分割开，每一处都有可能有德军藏身，很不利于进攻。不过有钱就是可以任性，美国人在几千辆坦克上安装了一种推土机用的大铲子，有什么障碍物不用绕，直接铲平。 三天后，第一集团军终于开到了开阔地带。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紧随其后，开始了飞速前进。希特勒命令残余的党卫军装甲部队组织反击，但是没能成功。这个时候，巴顿的部队已经包抄到了德军的后方，德军大批部队有被包围的危险，只剩下位于小城法莱斯的一段缺口可以逃回去，但是。 盟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尤其是蒙哥马利这小子古怪的性格，让很多英国人都讨厌他，更别说脾气暴躁的巴顿。一开始的时候啊，这布莱德雷啊，为了避免跟蒙哥马利产生矛盾，就告诉巴顿，你别去占领啊，本该由英军负责的法莱斯。上次你在西西里就把该人家占的地儿给占了，你多让人下不来台，是吧？ 巴顿在电话里这个冲他大吼说：“让我去法莱斯，咱们再来一次敦刻尔克啊！把英国人赶下海去啊！”巴顿这脾气够爆的啊！巴顿部队呢，打头阵的是法国将军勒克莱尔指挥的法国第二装甲师，这帮法国人怀着解放祖国的理想，战斗力非常前进。得到巴顿命令以后，勒克莱尔全速冲向法莱斯。希特勒开始的时候啊，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命令德军死守。 还在八月十五号撤掉了克鲁格，那克鲁格这个总司令椅子还没坐热呢，啊，就由希特勒的心腹爱将莫德尔元帅接任了西线总司令。莫德尔一上任就告诉希特勒，法莱斯部队必须突围，否则这就是下一个斯大林格勒，是吧？希特勒就终于同意了。爱将都这么说嘛，啊？其实这之前德军很多部队就已经放弃抵抗，疯狂奔向法莱斯，毫无纪律可言。 之前德军基本都是夜间行军，现在为了逃跑，顾不上这么多了啊！这就便宜了盟军的飞机，正愁天上找不到猎物，纷纷像老鹰捉小鸡儿一样扑向地面。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一次空袭里就击毁了德国一百七十五辆坦克和装甲车，德军的撤退变成了溃退，唯一的目标就是逃命。 因为英美军队的一点耽误，十万德军赶在包围圈合拢之前逃了出去。八月二十一号，经过一位法国神父从中斡旋，没逃出去的五万德军全部投降。就在盟军跟德军激战的同时，八月十九号，法国首都巴黎地下抵抗组织发动了起义，跟守卫巴黎的德军展开巷战。戴高乐赶紧向艾森豪威尔求援，那咱得赶紧去支援啊，可不能让巴黎毁在咱眼前。 于是，艾森豪威尔命令巴顿火速出击。八月二十四号，法国第二装甲师渡过塞纳河，进入巴黎。 第二天，德军巴黎城防司令肖尔铁斯上将没有执行希特勒毁灭巴黎的命令，宣布向盟军投降。巴黎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终于完好无损地得到了解放。法国市民疯了一样涌上街头，欢迎勒克莱尔的坦克，还在凯旋门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祝。所以，今天法国的主战坦克就被命名为勒克莱尔式了。 就在这一天，希特勒还给自己的作战部长约德尔大将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问：“巴黎烧了吗？”后来有两位美国和法国的作家就以这句话为题目写了一本书，记录了当时巴黎解放的故事，非常有意思，推荐给大家看看。 从诺曼底登陆到解放巴黎，两个多月的战斗下来，盟军不但成功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还消灭了将近三十万德军。虽然自身损失也超过了十万，不过比之前的预计还是要少很多。盟军成功登陆之后。 却暴露出了在陆战方面缺乏经验、思想过于保守，导致很多战机没有抓住的这个特点。当然，德国人此时就更混乱了。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居然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了吵架上。 战场一开辟，就意味着纳粹德国的末日指日可待。随着前线节节败退，很多德国人都开始成立秘密抵抗组织，不想给疯狂的纳粹做陪葬。这里边影响最大的呢，就是前陆军参谋长贝克大将为首的“黑色乐队”。这可不是吹拉弹唱的乐队，而是一个旨在消灭希特勒的秘密组织。已经集合了军政两界一大帮对希特勒不满的人。 两年前，一位年轻的上校加入黑色乐队，很快呢成了核心人物。这位就是冯施陶芬贝格。前不久，施陶芬贝格刚上任德国后备军团参谋长，经常有机会见到希特勒。那么，他准备如何干掉希特勒？能否成功发动政变挽救德国呢？咱们会在后面的特辑节目里啊，给大家详细讲讲。感谢大家收听《反攻欧陆》这一专辑的节目。 下一个专辑呢，咱们就要看看纳粹德国是如何在东西两线的夹击下走向毁灭的了。咱们到时候再见。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